锵锵三人行，今天不但有王老爷子给我们坐镇 <laughs> 啊，我们今天王蒙老师还给我们隆重举荐一位女领导，从此我们今天还有了女领导徐徐徐坤大作家。 不敢当，不敢当。各位领导好。哎呦，这个 <laughs> 我们王领导给介绍你啊，简直是说的你啊天花乱坠，说是在马德里吧，在西班牙是是发表一个女权的演讲，全欧洲都震动。了。 <laughs> 没没没没，这这您家的词儿， <laughs> 你说的全全欧洲都。那肯定肯定是您家的，对。就是说，就关于这个女权，是是是，是吧？而且还说您呢是对这个中国的网络简直是达到门儿清啊！是是，这这这绝对。 我那他玩网络能玩到什么程度？我不知道，你让他自个儿做，是 <laughs> 不是微博呀、微信的什么什么什么都俱全的，呃，什么都玩，玩的比较早吧。哦，那我就说呀，王领导今天找你来是有特殊用意的。你看，又是女权，又是网络，所以今天咱们可以聊一个挺敏感的事儿。 最近啊，我跟你说，我有一些官员的朋友哈，我这个人比较喜欢攀附权贵，就就 <coughs> 这个网络呀，哎呀，现在吓得都哆嗦了，因为呃，形势哈有点诡异。一方面呢，似乎是这段时间呢，也不知道是不是有关部门有点放宽，嗯，还是什么？就你没见吗？现在这个网络上，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在网上举报一个官员，那人民群众这个人民战争汪洋大海啊。 你看湛江的那个市政府的副秘书长，说二奶，当然咱们说过啊，咱不同意这种对女性歧视的称呼，不应该叫二奶，但是叫什么呢？你们作家也没发明一个不歧视的词儿，对对对，是吧？就是他的另一个情人，情人，你就说情人情 <laughs> <laughs> 人还生了孩子。 有有了家，那情人谁情人没说不许生孩子呀？啊，行，王老师够开放了。这不当部长以后都放开了，沿沿用传统的称呼呢，哎，对吧？这比较经典。你说就是说，哎，哪怕是个邻居看见你了，嗯，挎起手机就拍下来了，拍下来在网上就，哎，他有另一个家，这按照党纪，崩灯就先给免了，对吧？或者是审查啊，然后这个带块表，这穿个鞋。 这任何一个东西，你这个人民群众都可以把你拍下来，这你在网上见的多了吧？表叔防甩儿是吧？ <laughs> 对，没错没错。这个现在为什么我说有点诡异呢？就是一方面呢，每天都有这个官员因为这个被停职审查，是吧？因为现在这个这个这个领导上也很重视啊，网上只要一出事儿，抨击肯定纪委就调查你，一调查十有八九跑不了，对吧？所以，但是另一方面，你注意到这几天没有？就是。 呃，国家级的、中央级的媒体，包括人民日报啊，还是什么，又都在发文章，在在就说啊，网络这个事儿啊，也得立法，呃，或者说网络这个环境啊，也不能这个谣言满天飞，这也是侵犯私人权利的这么一个地。您说这话呀，我想起什么呀？就是当年这个德国的政治家呀，科尔寇 m r 寇他是当总理当的时间最长的了。 他曾经啊，对中国的一个官员说：“他说你呀，选择了政治这一行啊，就等于被养在鱼缸里头了。”真是哎，哎，是不是？哎，你那要不你别你别搞政治，是不是？哎，你那你要是想不跟任何人接触，那是非常容易的。那么老百姓呢，就是要盯着你这个政治家的这个一举一动、一言一行。 哎，所以说说因为这个事就特别紧张，我就不明白，那就是你说您亏心事忒多呀， <laughs> 有那么多有那么多坏事，非得那么害怕人吗？我上次跟一个什么领导，一个一个官员吃饭，哎，他就讲，他说我研究啊，从这个清朝的时候开始啊，他就说清朝的时候有个官员写的这个话，他说我觉得那就是我的座右铭，就是说。 从当上官的第一天起，你就是戴罪之身。他说：“这就是我现在每天的感觉，因为好像有点什么呢？就是说，你不知道哪会出事儿。那那是你知道，曾经有一个这个叫刘继鹏的一个经济学家，那天来来呢，他因为半路上给警察说了一道，就说你为什么没扎这个安全带？没扎安全带。他当时就很有感慨，他跟警察说。” 那旁边人都没扎安全带，你怎么就逮我呀？那警察说：“哎，对了，我这一天就逮一个人，就把你逮了。”所以他有个什么感慨啊？他说：“在咱们这个社会里，有个什么现象啊？违法普遍。你要是较真儿的话，就比如说扎安全带，按说这没扎安全带的都算犯法的话，那事实上你已经很普遍，于是就变成呢，逮谁就是谁。”我就怎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啊？ 我我总结过，我觉得网络上啊，这起了很好的作用。嗯，起码它有，呃，多了一个让他给他晒太阳的机会。对，是吧？人家有一个说法嘛，说罪恶止于阳光嘛。我给你一晒太阳，很多罪恶就给他压住了。起码他他还紧张了，他害怕了。对，这是好的一面。但是呢，我不知道徐坤你有没有这感觉？就网络上，他有一种仇官。 仇富仇名人的这种感觉，哎，比如说这个这个什么李双江的儿子，呃，这个李双江也不算什么大官，但是他也是有少将的头衔，那已经很大的官了。少将，也是也是歌唱家， <laughs> 对，啊，这个他有有时候啊，他网络上形成一种什么结果？就是一面倒，歘的一下子这一一千个帖子，一万个帖子，十万个帖子。 没有讨论的余地，不可能在网络上进行讨论。你一张嘴怎么跟一万张嘴说？是是是，嗯，你说有没有这个问题？还是您更多的是从正面来看这个网络？不，您说这我能理解，他确实有这问题，但是他按照我个人的理解，就是他背后的原因，大家都盯着官员是吧？盯着名人，盯着这些富商，说因为他们呃占有的社会资源太多了。对。 是不是？所以他们就更应该成为一个表率，各方面是以身作则的，更、应该接受这公众的监督。但是，就是我们平常的、日常的这种渠道监督的渠道，它是不太畅通的，也不是透明的。所以现在突然突然有了网络这种媒体，哎，对，你看那网民他就会贴一帖子，就直接就就说啊，就直接。 写一封信致那个纪委书记王生山书记，然后咵下边就 <laughs> 举报谁谁谁，他觉得他可以直接通天一步能能达到，呃达到顶层的，这这有趣的现象。所以王老师说这个女权啊还挺有意思，他还有一个观察角度很好玩啊。哎，王老师算是特别尊重女性的那种，相当尊敬，是吧？这 <laughs> 个这个，咱们女权主义分子要说话要要要可可以做鉴定啊。他呀说，你看中国现在这至少前一阵说的这种现象啊。 竟是这个情人就咱们的这个反腐啊，也被人称为情妇反腐，或说为什么小三儿反腐？是，哎，这个东西跟男女平等有关系吗？王老师，您说不是？我是说呀， <laughs> 这样，因为我看到啊，前一段吧，好多都是那个就是女性这边呃婚外的这个情人吧，女性这边揭露，一揭露还。 马上，这个人弄得简直就是抬不起头来了。嗯嗯嗯。哎，就是女性呢，她是弱者，她怎么样捍卫自己的权利呢？就是你，你不是跟我这个这样的关系已经很久了，你对我不负责任。嗯。把我逼急了，我就把这些全周出去。对。我咱们玩一个鱼死网破。鱼死网破啊！这是这是女性这边，可是他们没有看到另一面。 您如果看 CCTV 十二社会与法，就昨天还播了一个，就是这个当这个女性威胁这个男性，或者是女性跟这男性要很多钱，这男性说啊你没完没了就是为了跟我要钱，这种情况之下，他就干脆把这个女性杀了。这个 CCTV 十二广播不是广播了，就是播送这样的案例呀，也不止一件了。 所以这个事情让我的心情非常沉重，因为男女关系应该是本来一个比较单纯的、比较自然的关系，当然它有法律、道德的很多约束，呃，这咱不细研究它。但是你总男女关系不应该发展为男的一急就杀女性，女的一急我就给你亮手机拍的黄黄黄镜头，你这个要是要是要是中国的有，那当然是一部分。 是吧？中国的一部分男女的情爱，哪怕是婚外的不，或者所谓所谓不正当的情爱，发展到这一步，也让人太叹息了。这叫什么情爱呀？这还不如不如牲口呢？ <laughs> 这个没错，没错。所以还说这整个就是一个男权社会嘛？说整个的权力、话语权，还有这个生杀大权，全都掌握在这个男人的手里，是吧？ 这徐坤老师啊，已经说了好几遍了，都是大问题。一个是监督的问题，对，一个是男权的问题。但是我我要说一句，因为他先表扬我半天，告诉我是女权主义者，我要说一句对我国的这姐妹们可能比挑他们毛病的话，就是说咱们有一些女性有这种心理，对我有利的时候。 我可以接受你的性骚扰、性性侵犯，哎，对我不利的时候，我这抓住你的辫子了。到时候这个要是兜出来了以后呢，你负主要的责任，没有人认为我负主要的责任。嗯，甚至于我们要设想一下，有没有这种可能？比如说一个女性，她很有心计，她想办法把你引到这钩上来。 人勾上来以后，然后就把你掌握在手心里头了。你给我今天办这个，明天办那个，这种事儿有没有可能？您说？那按照我们这小说家的逻辑，那是相当可能的，相当是吧？ <laughs> 对他，他比较符合这个人性的一个逻辑。是。但可能具体的发生在某个人身上的，他不一样，情况都不一样。但像王老师说的这种利益交换的关系，肯定也是大量在存在的，嗯，是吧？否则你觉得？ 如果单凭我们过去那种传统的、经典的爱情，说我崇拜您，或者像张杰当年写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多么经典的小说！你看，他爱上一个是一个副部长级的一个一个人物吧，然后爱到那种程度，就连手都没有拉过，那真是让人呃潸然泪下的，特别感动人的。就是真正的我们是吧？推崇的爱情应该是那个样子，现在没有了。 不可能是样。 <laughs> 副部长不太喜欢这样， <laughs> 是吧？不拉手 <laughs> 就根本不不能部不喜欢这样的部长已经退了，是吧？咱们接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您说哈，就是要是西方，咱说那种英美国家，对，怎么少这种事儿？就是说，女方啊作为一种弱者，不是啊？他呀，他还有一个观点，这个。 很很很多，我到很多西方国家呀，他们都讲这个，比如中中国，因为它男权社会太久了，所以把这个男女之间的情爱呀，看成男方占女方的便宜，哎，女方受男方的蹂躏，对，哎，所以这样的话呢，他现在这个逻辑也还是这样，也还在，呃，就是被蹂躏的人揭露了这个，呃，这个占占便宜的人。 占便宜的人，我便宜占不上了，我被威胁了，我就干脆甚至消灭你，那就不只是蹂躏了，变成了谋杀了，是这样子。哎，西方呢，他有一个观点，认为这个男女的关系，包括性的关系呢。 这是平等的事儿，嗯，呃，你也是对他怎么样，反正你对他怎么样，就是他对你怎么样，对，是不是？你占了便宜，就是他占了便宜，否则因为这个，除非是强迫了，是不，或者是干什么了？呃，你 <laughs> 如果说你蹂躏了他，他也是他蹂躏了你，对，所以他这种像咱们这样的，就是由情妇出来接贪官的事呢，就比较少。 当然，也可能人家反贪上有还有一些其他的渠道或者制度更严格一点。这这个应该是最主要的，我想 <laughs> 是吧？他整个的他那官员的那种监督的体系，还有官员财产公布制，所有的东西都是非常透明的。所以你女的想通过当情妇占点便宜。 <laughs> 这是很难的。难。再有就是他西方的女性，不是他新闻也也比较干嘛？一有情况，要是尤其是政治政治人物，对，啪一下子报纸上都登出来了。对对，他监督机制这是非常好的，对，立刻就下台的。再有他西方女性，她也是她那个自立的呃程度是吧？那种呃比中国的还是还叫还有先进。比方说像呃还记得萨科齐吧？他前妻是不是？你看。 都知道他要当总统了，那就不尿你，我该离婚还是离婚？对，这要是一般的太棒了，太我不当这第一夫人， <laughs> 很令人佩服。我当第一夫人，我管什么事儿？是不是啊？对，一般人做不出来吧？这种啊，你就觉得挺挺令人佩服的。要咱叫咱中国就叫高风亮节了，高高风。是实际上对人家来说只是个个性，我不喜欢，我不喜欢，这不喜欢是什么？这本来是私人的事，情，对，或者说呢，他也没觉得这玩意儿能捞到什么除了虚荣心之外的便宜。 这个刚才还说了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咱们也顾不上谈了。就是在这个网络社会，在信息社会，你个人呢，确实纯粹私生活的一点事儿，你想保留这这一方净土太难了，真的，是不是啊？你这个西方这个矛盾也很大，戴安娜怎么死的？ 对，可是狗仔队或者他他反过来是他另一面的问题，他不是说限制你不允许你报道，而是弄一堆狗仔队让你活不下去，他最后把你活活的逼死。那个德国那个博尔的那个呃被损害了名誉的卡特琳娜布鲁姆也是写这样，他自个儿一个私人的爱情的事儿，他是一个保姆，是一个家的保姆，就被这个记记者呀包围的呀，就就。 就就就就活不了，最后逼的这个保姆买了一个手枪，把这记者梆梆梆梆，我我放枪了。他写这么一个故事，所以这个新闻自由要是发展到那一步，也很可怕。没错，你看那个就是那个英国倒闭的那个小报，那那那个报纸《世界新闻报》，他他他这个过程很有意思，啊，就是最开头的时候，他这个偷拍、窃听这种手段也用。 但是呢，他就是名人，弄名人。那个时候老百姓觉得无所谓，因为名人就是跟像狗仔队一样拍你就拍你了，就应该了，是吧？对。 <laughs> 但是就没想到，还真的就是你不为他说话呀，他这个手段会发展，最后发展下去，他开始窃听平民。比如说，在一起案件当中，受害的那个受害人，他窃听他的电话，然后最后一发展到成千上万的这种平民的电话和呃邮件都被他窃听。 就最最最后导致一百多年历史这个报纸就倒就倒闭嘛，哎，这东西我你知道我我我现在还觉得啊，我还听说一个，就是《南方人物周刊》最近发一篇文章啊，讲一个人，这家伙就说现在啊，咱不能说中国的大部分公务员啊，大概是，但是也有这么一部分吧。他说有这个公务员让他去办公室、去家里、去车里啊，他几个月啊拆出。 一百多个窃听器，就是说，我看这个文章，对有看对这篇文章嘛？他这篇文章讲的是一些现象，就是说，至少有少数公务员之间搞窃听，积累你的这个黑材料。你说这个这这个很可怕，这很可怕。呃，我我是不懂啊，但是现在如果谁要是安坏心啊，想窃听啊，想盗窃别人的信息啊，据说是相当容易。 太容易了。哎，如果他掌握一定的手段、一定的资源，那更容易了。呃，不光是网络，像那个信息、那个手机，我们的智能手机，那整个也是都都是联网的吧？嗯，就所有的信息，你的通讯录、你的来往的这个短信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那个全都可以就如生被窃取了。这个还有对，就是那个。 呃，卖手机的地方，他也掌握你的信息。是，嗯，卖房的地方更掌握你的信息啊。呃，很多事儿，你比如妇产医院，他也掌握一部分信息。对。如果这些信息您都都拿来卖钱的话，那太可怕了。那你想想，没有没有安全感了，生存在这个世界是。作家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哈，就是。 想当年，就是呃，就没有狗仔队什么那时候，你看看这个作家，有时候写出你比如张贤亮或者什么之类的，他写一个小说出来，他甚至是自己写自己的隐私，是大爆自己的隐私，唯恐说的不够，对对吧？但是这个就是文学。那时候也有微博有博客是吧？对，到后来被别人要是给偷拍了。 <laughs> 这就是侵害 <laughs> 侵害隐私， <laughs> 这也挺有意思。他是这样，就他自己写的时候，他会有选择的是吧？来修饰啊，各种修辞，他不想知道，他不会告诉你。别人抓的那些，可能是他不愿意告诉别人的。作家他这是一个矛盾，因为咱们说起来，说是应该保护别人的私密。对。 但是作家呢，有时候他确实很想知道别人的私密， <laughs> 对对对是不是啊？就看他什么目的了。他不是用来呀，用这个私密本身来卖卖钱，呃，而是他通过这些私密以后呢，他来了解人生，嗯，了解人性，呃，过去看，这到我们今天啊，当我们比如说研究文学史的时候，有的时候反倒啊。 很多当年这个作家，他跟女人如何如何，他这些隐私啊，也都是研究他的作品很重要的资料。嗯，但是呢，你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了。 <laughs> 所以要了解王老师的隐私哈，还是看他那些书。 <laughs> 看完那些书，你就更不知道是真是假了。 <laughs> 恋爱的季节。广告之后见。那你要这么说啊，还有一种呃，可能也有男女什么的偏见啊，就说这个女作家。 咱们一般听说就说女作家是一种比较可怕的动物，哎，你看，就感觉这什么意思？啊？不是， <laughs> 就是说交女朋是刚刚看了一个女博士日记？ <laughs> 你对，不就是你们这作家圈流传，就交女朋友可不敢交女作家，哪天就敢不敢交会写字儿的。对，不敢交 <laughs> 会写字儿的，说哪天给你写出来。但是为什么同样的话不说男作家呢？ 男作家不太爱写这个，女作家爱写这个吗？那那不见得，男作家也也有这每个这个 <laughs> 和性别关系不太大。嗯嗯，这男作家专专喜欢写私密事情的，当然也有啊。嗯嗯嗯，不是没有，我不知道徐坤怎么。关键是对啊，男作家写完了之后，他那个然后被他写的女作家，他没有发言权啊，所以他就没法辩驳这是真的还是假的。嗯。 然后这个女的，她会写字的，这个她写了十几万字的这个东西，一出来之后就会被没了，给给给，哈哈哈就就流流传甚广。 <laughs> 一个流传甚广，再一个就就打压掉了，就没有了。嗯，还有这问题， <laughs> 这个哎，我这我这脑子又乱想啊，我就是自个儿跟自个儿抬杠，就说有一些个呃偏于弱者的女性啊。 真急了，把这些东西都写一写呀，因为他没有别的招了。对，这个要在过去，要在旧社会的话，那大家都谴责女性，认为你是这是祸水，对，是不是？你是妖孽，嗯，是不是？哎，需要的话，需要处置她，需要把她活埋了。哎，你要现在来说吧，这女性她她，当然这我不是好办法，嗯她还可以给你弄一个鱼死网破吧。她要时候她把什么。 丑事都给你揭露出来，我觉得对有些男人来说也不冤，他欠这一手。 <laughs> 这挺好， <laughs> 我同意他写，关键是写得好一点。比方说像《简爱》，你要是现在是吧？用一个比较颠覆的这个这个说法来来解释他的话，那实际上就是一个小三写的嘛， <laughs> 是不是？啊，然后看中了这个啊罗切斯特，然后后来发现原来老婆还没死，的疯子在阁楼上，是吧？ 然后一气之下就出走了，这爱，穷姑娘嘛是吧？要要要要要升位的。啊，后来一听说那个，后来老婆疯，老婆把家里房子点了，庄园别墅都没了，这个罗杰斯在这里瞎了。一想现在我们是平等，哇，又回来了。哎，这这简是吧？简爱 <laughs> 是世界名著。世界名著啊，对。简爱呢，还是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非常反感，我很怀疑，你不能拿一个疯的。